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八十集，风浪一阵接着一阵，洛寒的面纱被吹得漂浮不定。洛寒嫌弃麻烦，索性将面纱摘下。这样想想，世间的一切实在巧合的可怕。 仅有的两次化形，他都身负重伤，都在救他，也都因为他而显出原形。可是这次又是不一样的洛寒手里逐渐凝聚起星星点点的光，这次美人不可以再受伤，严控不允许。洛寒身边突然平地旋起风来，这是他创造出来的空间，法则自然按他说了算。 吞元兽那样着急脱困，未尝不是害怕洛寒。吞元兽是饕餮后代，可以吞噬一切灵物和能量，却不能吞噬法则。吞元兽亦有生老病死，亦受法则约束。如果单纯说吞元兽的杀伤力多么逆天，其实也未必。它真正的难缠之术在于可以吞噬法术，对手的法术伤害不到它。 他的每一次攻击却可以落在实处，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情。洛寒给自己空间设定的第一个法则就是公平。吞元兽突然发现自己无往不利的吞噬黑洞不管用了，林清霄的攻击穿过本可以过滤一切伤害的黑雾，每一下都结结实实的打在吞元兽身上。这才是公平竞争，凭实力说话。 没了吞噬黑雾保护，吞元兽也只是一只寻常妖兽。吞元兽奋力撕咬，但还是被那个龙族打得伤痕累累。林青霄身上也被吞元兽的爪子抓出了伤痕，但是龙鳞片坚硬又自愈能力强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，都是林青霄占上风。吞元兽最终疼得狠了，不管不顾，想要祭出饕餮血脉。 以玉石俱焚的架势和林青霄拼个鱼死网破。洛寒声音突然响起，他开口后，空间处处都回响着他的声音，回声中带着一种玄妙，如造物主一般无处不在。吞元兽，吞元兽，你逆天而行，逆天而行，饕餮尚且难逃灭亡，难逃灭亡。你再肆意妄为下去，肆意妄为下去，将容天道，不容。吞元兽传承自上古。 听到这个冥冥中带着神韵的声音，血脉中本能的敬畏被唤起，瞬间怕了。神创万物，吞元兽敢和天地、敢和先祖对着干，但是怕神，因为神可以创造，就可以毁灭。饕餮便是失去了神眷，被他的神灵亲手抹杀。吞元兽四蹄动了动。 最后慢慢化成小巧的似羊似鹿的形态，以一种顺从式的跪姿卧倒在地。这就是归顺了，毕竟打也打不过，狠也狠不过，除了认怂还有什么办法呀？银龙盘旋在空中，见吞元兽确实没有再作妖的意思，才输的化为人形，慢慢降落。林青霄落到地上的时候，呼的支撑不住，倒在地上。 他用力抑制，还是忍不住的低咳。随着他的动作，他嘴角慢慢留下一条猩红的血线。洛涵把吞元兽吓住后，赶紧跑过来看林青霄的情况。他看到林青霄都吐了血，狠狠吓了一跳。洛涵扑到林青霄身边，小心翼翼地扶着他的胳膊：“你怎么样？要紧吗？我这里有疗伤的药。”洛涵说着就要取菩提精华。 林青霄压住他的手，说：“先离开，这个空间要坍塌了。”此时，空间边缘已经在不停溃散，崩溃就在片刻间。洛涵点头，用力扶着他站起来：“好，我们走。”洛涵走上前，咬牙切齿的对吞元兽说：“还不快跟来！”吞元兽乖顺的咩了一声，站起来哒哒哒跟上。实不相瞒。 它其实是只温顺又无害的小黑羊。他们二人赶在崩溃前离开了空间，刚一出来，洛寒就重新感受到希尔米海的气息，同样也感受到灵力被压制的感觉。他们出来了，洛寒和林清霄还算运气好，降落的地方在山脚，不远处一条河蜿蜒流过，此刻日落西沉。 河面上金光粼粼。洛寒扶着林清霄暂时找一个平坦的地方坐下。他们两人都有内伤，经历过刚才的消耗后，现在谁的状况都不算好，而林清霄的尤其糟糕。林清霄的脸色白的几乎透明，洛寒不让他说话，说：“你先调整内息，不必担心我，有吞元兽在，我不会遇到危险的。” 林清霄一想也是，勉力嘱咐他几句，就闭上眼睛，赶紧调整体内紊乱的灵力。他受伤之后强行激发潜能，体内灵力大乱，在静脉中横冲直撞。再不将大小周天梳理通顺，他可能会走火入魔。洛寒见林清霄陷入无我状态，一颗心稍安，终于想起来秋后算账了。洛寒回头。 努力咩咩叫的吞元兽立刻打了个哆嗦。洛寒现在看见这只黑不溜秋的羊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他毫不客气的从储物戒指中拿出困魔锁，将吞元兽按照羊的方式牵住，然后拴到树上。既然他这么想当羊，那洛寒满足他。吞元兽有些伤心的咩了一声，他想装作无辜的样子蒙混过关，没想到。 洛寒还挺记仇，并不肯轻易放过他。吞元兽在树边蹭了蹭，最终还是温顺地跪卧在地。这一根小小的困魔锁自然困不住吞元兽，但是他哪敢逃脱呀？吞元兽神智不算健全，但对危险的直觉却很精准。洛寒唤起了他某些远古又痛苦的记忆。 最开始，洛寒混在人群中的时候还不显。刚刚经历了空间和炎灵后，吞元兽十分确定，这是他惹不起的人。若说林清霄对他是强敌的威胁，那洛寒对他就是跨维度的碾压。传承自饕餮的恐惧把吞元兽吓破了胆，他现在任打任骂，不敢还手。 洛寒把吞元兽处理好后，立刻赶回去查看林清霄的状况。片刻后，林清霄从修炼状态醒来，见洛寒正坐在他身边，关切地看着他。林清霄心中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一敲。“我没事。”林清霄说，“你不必担心。”经过一轮调息，他脸色已经好看了很多，但是说话的气息还是弱的。 可想而知，他现在解决的只有灵力乱窜问题，内伤经脉损伤还存在着。幸好上次的鹤铃兰没有用完，洛寒想从菩提叶吊坠中拿东西，林清霄一眼看穿了他的意图，拦住他的手，严肃摇头：“不可。”“怎么不可？”“这是你防身之物，你最好自己留着，以备不测。”“你死了，我才是真的活不了。” 洛寒不为所动，依然从吊坠中拿出菩提精华和鹤铃兰。你若是真的担心我，那就让自己好好的，让我不可能有不测。林清霄还要推辞，洛寒就一股脑把瓶瓶罐罐堆到地上，连话都是现成的。那，就当我送你的，你不要那就扔掉吧。林清霄无奈，上次在天照城拍卖会，他买下菩提灵液送给洛寒。 鹿晗不肯收，他就是这样说的。没想到，时隔一个月，他又原封不动还了回来。鹿晗一副真的要扔掉的样子。林清霄怕这些东西在外停留太久引来祸端，只能炼化。炼化鹤铃兰和菩提精华需要时间。幸好林清霄这次的伤势和天雷比起来差远了，修补经脉和暗伤也比上次快速许多。 林清霄从炼化中醒来时，已经是夜幕深沉，繁星满天。他一回头，就看到洛寒窝在一边睡着了。他不敢离林清霄太远，就在林清霄不远处打坐，既是修行，又是为林清霄护法。后来渐渐入夜，他打坐着就睡着了。洛寒修炼时尚短，没有修炼出以打坐的姿势睡觉的本领。 很快就栽倒在地上，身子别别扭扭。林青霄心里叹了口气，起身将他抱起来，然后放正。倒不是他看着仪容不整，心里不舒服，而是担心他这样的睡姿，睡着难受。洛寒感觉自己被放到什么东西上，一下子被惊醒了，他以为有敌袭，下意识的要凝聚灵力。 结果才抬起手，就被一只带着些凉意的手掌握住了。别动。熟悉的声线从上方响起：“是我，洛寒。”睁眼，模模糊糊看到一个白色的侧影坐在榻前，白衣胜雪，姿容绝艳。洛寒清醒了，是林清霄。他慢慢爬起来，举目望向四周，问：“啊？”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寅是。洛寒在心里换算了一下时间，惊讶：“都快天亮了，我居然睡了这么久。”你已经炼化好了。嗯。林清霄说完，顿了顿，颔首道：“多谢。”洛寒随便摆了摆手，倒在榻上，掩着嘴打哈欠。嗯，和我说这些做什么？ 这次比前两次快了很多，我还以为你需要三四天呢。不必，林清霄说：“这次内伤不算严重，何况一回生二回熟，第二次会快很多。”哎，我倒希望你不要熟练这种事情。洛寒倒在榻上，眼睛一转，发现身下的家具有点眼熟。哎，这不是我回中山路上买的美人榻吗？你怎么找到的？ 我以为丢了呢。林清霄无奈：“你东西到处乱放，我看到之后就把这些收到我的储物空间里面了。”托了洛寒的福，他的日用品零零落落丢的到处都是，连林清霄这里也存了不少。林清霄见他睡得别扭，就将自己储物空间里收着的美人榻拿出来，正好派上用场。难怪。 洛寒还瘫在榻上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哎，那就继续放在你这里吧，我自己收着会丢，还不如你来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